严警官，丁姑你好，这位是你女儿吧？哎，是是。叮当，啊，我是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严协，你来局里跟我的同事马翔聊过，有几句话我想再问问你。哦，你刚才跟你爸爸说不可能，是什么事情不可能？严警官，楚子不会偷东西的，他不是那样的人，真的。 哎呀，你跟警察说这些干什么？他人真的很好。冯玉光出事后，他爸爸妈妈来见你，楚辞一直跟着他们跑前跑后，连自己的实验进度都耽误。我记得你念的是艺校。嗯。那你怎么知道楚辞的实验进度？你爸爸回家说的。嗨， <laughs> 我没事。 这些干嘛呀？是，是他自己说的。冯宇光走后，我找过他几次。我记得冯宇光死前给你打过电话，后来你做笔录时说，他那天晚上本来想约你出去，但你拒绝了。嗯，他约我唱唱歌，我说哪有两个人唱歌的，就没出去。 他没纠缠，这倒没有。他好像要去见什么人，就把电话挂了。他没跟你说过要去见谁吗？没有。哎，干嘛？叫人去拿楚辞和冯玉光的实验笔记。嗯，嗯，是是。 你对你说的对，我让你叫人去拿楚子和冯玉光的实验笔记，你在想什么呢？要不要这么明显的发狗粮啊？真是的， <coughs> 韩小梅，到，赶紧去办。是。晋江文学城，怀上原著，猫耳 FM。 声音祈求联合出品，《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》《破云》第十集。林哥，监控视频考出来了，您要不要过来看看？好。好。待会儿要麻烦二位再做一次笔录了，哎，尤其是你女儿。 要把关于楚辞的所有信息全部告诉我们，越详细越好。好，好，我们一定配合，好好配合。哎，你跟我来。哎，干什么去？去监控室。啊。被盗材料的数量相当大，应该是用机动车运走的。我们调了厂区监控，运气好的话，除了车牌，应该还能拍下潜逃方向。不去。 监控室的专业图真太多了，多又怎么样？都三年了，除了我还有谁记得你的脸？你， <laughs> 哎，你那什么眼神你往后退什么？严哥，凌晨三点左右，现场出现了一辆套牌凯美瑞，快来！哎，嫌疑人带有大量管制化学品，逃出市区的可能性较小，尤其是协查通告发出以后。 我建议你立刻让经文宝处联系一下楚辞的大学，排查他的社会关系，也许会有线索。你去吧，一会儿让韩小梅把实验笔记送到车上来，我看看。哎，你怎么了？我刚才是不是说错什么了？没有。哦，那就好。哎，等这个案子破了，好好去相个亲吧。 我帮你介绍杨妹。啊！陆先生，我把楚辞的笔记给您找来了，真不愧是学霸啊！这笔记厚的跟牛津英汉大字典似的，累死我了。辛苦了，先喝点水吧。啊，谢谢您。 贴心的待遇，要是换成我们那位直男癌严父，就只会说。女生也要加强体能训练。你来市局是来享福的吗？剪剪个屁的肥，风一吹就断的小胳膊小腿还不如赶紧辞职回家嫁人去呢。看看这对比，这素质。最难得的是，颜值还这么高。你看什么？啊，我在想这个化学笔记这么复杂，您竟然都看得懂，真是太厉害了。 看不懂。啊！楚辞的笔记，每页都有标注、记录和实验人签字，几乎主导了整个实验进程。而冯宇光的笔记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基本没有参与研究。嗯。原本整个进展都还算顺利，可是五月五号以后，楚辞突然改变了实验方向。 奇怪，五月五号发生了什么？嗯，五月四号，楚辞来市局接受问询，第二天才回去。记性不错， <laughs> 过奖了。啊，被表扬被市局问询后，楚辞的实验方向变得很杂乱，他开始每天做不同的测试，而每次测试，都用到了这次被盗的管制化学品。 但实验目的却不清楚。果然是这样。是，什么？楚 <laughs> 辞这个人，有强迫症。这是发现什么线索了吗？ 他这么一个一个的检查化学液体罐。手机。哦，给您。啊。您这是。打给高丽，让他把受害人的伤情照片发过来。嗯，要未包扎时凶器刺入伤口的清晰图片。另外，太阳穴上方被手电砸伤的照片也要。好。喂。 苟主任，能不能麻烦您把受害人的伤情拍照发过来？要包扎之前的，还有太阳穴上。监控那边有什么发现吗？暂时没有，我让他们先盯着了。你们怎么样了？喂，喂，严副支队，我们按您说的跟嫌疑人导师牛启才联系过了，他确实在今天凌晨两点十二分给嫌疑人打过电话，通话时长大概在一分三十秒左右。 两点十二，这个时间楚辞应该已经在仓库偷原料了呀？心理素质这么高的吗？昨晚中途，竟然还接了个导师电话。我们跟牛老师联系的时候，对方非常激动，又强调照片发过来了，不可能违法犯罪。嗯，我看看。说在电话里，嫌疑人非常从容冷静，说自己正要去实验室里看几本书。这是什么借口？ 三更半夜去看书，开免提，让他立刻告诉我书名。好，他有没有说书名是什么？哦，还真有，在这里，还跟我转了段英文。无定型林的工厂量产化方法表述。切西与张脑。 要不是我特地去查了，连这字我都不会打。好的，谢了。叶谢。协查通告发了吗？发了。怎么了？我判断错了。楚辞不是嫌疑人，是被害者。什么？他被一伙跟制毒有关系的人挟持了。案发途中，当着绑匪的面接到了导师的电话。那几本书的书名是他留下的求救信号。 而躺在医院里那个被刺伤的保安主管，就是案犯之一。To see the obvious 的作者，最重要的成就是发布了勃起还原反应。 无定型磷的工厂量产化方法表述的作者，则发现了红磷还原法。贴息与樟脑的作者奥托·瓦拉赫，是一九一零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，他发现了刘卡特·瓦拉赫反应。这跟马家有什么关系？伯奇还原反应、红磷还原法以及刘卡特·瓦拉赫反应，是冰毒合成中常用的三种途径。可这暗事也太学术了。 连他的导师都没有反应过来，有没有可能是他自己参与制毒？正好在找这几本参考书，没可能。冰毒的制作非常简单，主子这么有天分的高材生，不会需要参考任何资料，也许在厨房就能合成。而且，他有点强迫症，具体表现是写竖线时，会强迫性将笔画停在纸页横线上，比如这个字母 T 的第二笔。 永远以横线形成一个极其精确的直角，如果角不够直，还会被他自己强行涂改。还真是这样。把你的手机相册打开。哦，好。我对照楚辞这个星期的实验笔记，找到了他可能动过的储存罐，发现所有出料口都摆得跟地砖边缘呈精确的九十度角。但，你们看，这是今天凌晨。 被偷放的那几个储存罐，这几个出料口，完全是随便一放而已。你手挺好看的。这种连篇的严父真是明目张胆的心怀不轨啊！嗯哼，也就是说，盗取管制化学品的人极有可能不是楚辞，他是被栽赃的。嗯，下车吧。 医院到了，但有一点我不明白。哎哎，三角定位显示，楚辞最后那个电话是在仓库附近接的。你说他是被栽赃的，那他三更半夜去仓库干嘛？难道也是被人挟持？被挟持的话，不可能没动静。他是自己走进仓库的。如果从那个值班员年不完的后脑上提取到了楚辞的 DNA。 那就足以证明，昨天晚上破坏监控和电力系统的也是楚辞自己。哎，他为什么去仓库啊？说话归说话，你能别靠这么近吗？干嘛？哪里不正常了？你是小姑娘吗？继续啊，金花。五月五号，楚辞从警局回到化工企业，突然开始做很多关于溶液密度方面的测试。 那天是他知道冯玉光被害了的日子，他的转变，就是源于这件事。他想干什么？他想求证冯玉光的死，是不是跟化工企业的某些秘密有关？你们干吗？你长久的时抓人了啊！我聪明，我是受害者。这样，你怎么？我要去投诉你们！让一让，让一让！来，各位群众让一下啊！请群众让让好了。不要妨碍群众公务。这年头警察真狠！ 还不是没钱没势，来才被倒打一耙的。老爷，银子。不知道进了公安局，不脱层皮就出不来。他就是破不了案子，拿我们这些小老百姓顶罪。你，好了好了，警察吧，让他们把门开着。你确定你 hold 得住？嗯。把门开着，守好了，别让闲杂人等进来就行。是是，我是证人，是无辜的。收钱了吧？不去抓盗窃犯，把我关在这里算什么事？看你们还欺负人。 给他松铐。呃，嗯，是。刁勇，是。我是说你们警察。我看你刚才叫的挺有力气的，想必站起来也没问题了。你想干嘛？你的笔录里说，今天凌晨两点半，你巡逻仓库时发现嫌疑人楚辞正在实施盗窃，你上前制止，却在搏斗中被水果刀刺伤。 倒地后被击中头部，是不是这样？是啊，我哪想到他带着刀，使起来还那么利索。哦，是什么样的刀具？大约多长？刀刃部分是否有弧度？就普通水果刀，挺小的，大概这么长，没弧度。那如果我请刁先生下床？ 重演一下案发当时的情况，应该也没问题了。当然，当然没问题。韩小梅，是，你来。当时嫌疑人离你有多远？是不是这个距离？差，差不多。那你们当时是什么动作？我走过去问什么人在那里，他立刻站起来把手电灭了。我，我心里也有点怕。 只能壮起胆子扑过去，突然觉得身上一痛。嫌疑人是怎么刺伤你的？他的刀对着我的伤口这儿，对，呃，就是这样。好，保持这个姿势别动。刑事摄像呢？拍照。是是。哎，你确定你朋友 hold 得住吗？万一待会步子太大扯了蛋了，说不定咱们要被愤怒的群众给打死。哼， <laughs> 哎，老爷。 他是对的，这么简单的道理，我们竟然都没想明白，什什么道理啊？现在行了吧？你们警察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不急。苟主任，好。楚辞多高？跟你差不多。对，比韩小梅高大半个头啊。刁勇，你说楚辞是站起来再刺的，那我就想知道。 比女警高大半个头的楚辞，是怎么做到站着刺中那么低的位置的？呃，这我记错了，他没有全站起来，当时发生的太快了，我我做笔录的时候没想清楚。那你没想清楚的地方就太多了。你说他把手电灭了，现场非常黑，那你怎么看得清凶器是把水果刀，大概这么长？ 而且刀刃没有弧度呢。我不是警警察同志，带走。哎，你们肯定搞错了，我没有撒谎。警察还是很靠谱的。等等，等等，我受了伤，他死不了。我要申请马外就医。翻转太精彩了。待会儿我们出去后，留两个人在这里检查手机，让围观群众删除所有照片和视频，啊，更不许上传网络。是是是。可以啊，元芳。 可是，万一刁勇事先已经想好说辞了，那你怎么才能发现疑点呢？这世上没有万无一失的伪证，只有不够缜密的刑侦员。刁勇头上的伤直径比较大，但楚辞明显不方便带那么大的手电。另外，没人能在昏迷几小时后还咆哮的那么生龙活虎，所以伤口深度肯定有假。当然了，法医鉴定报告出来以后也能发现不对。 只不过会晚个半天到一天，那半天一天的功夫，说不定就耽误掉了人质的命。嗯。啊，我刚才听见外面有人鼓掌，应该是给你的。所以呢？至少下次有人骂警察乱抓人顶罪的时候，能这么骂的围观群众，即便感动也不会超过五秒。回市局吧，今晚又要准备熬夜了。哎，是啊。 天哥，可疑目标车辆为红色凯美瑞，挡牌旧车，凌晨三点零六分离开化工厂南门。绑匪是涉嫌地下制毒的犯罪团伙，手上至少有一名人质，尚未提出任何要求。大家听好了，是是是。失踪者楚辞，化学系研究生，有极高的专业水平，绑匪很可能看中了他的制毒能力。所有人员分组摸排走访，调取沿途监控，一定要极力确保人质的生命安全。明白，明白。 严哥，最后两桶珍品牛肉面，特地给您和陆顾问留着了，一会儿给您泡上。哎，元芳，给你订的鳗鱼饭已经在路上了，待会儿就到了。嗯，什么啊？哎哎哎，激动了！哎，翔哥，你干嘛呀你？凭什么我们吃方便面，他就有鳗鱼饭啊？我不服，严哥再也不是那个深入基层、教育我们众生平等的严哥了。 肖勇，男，四十一岁，身高一米八四，伤处在右侧倒数第二根肋骨和第三根肋骨之间。行刺者身高在一米六五至一米七之间，肢体力量比较一般，是个女人。苟丽也是这么分析的。哼，胡伟胜的同伙也是个女人。我们把案情从头梳理一下。 五月五号，小美，就是得知这人不是五零二晚上 KTV 里那个目击者吗？啥时候成了严格的私人顾问了？干那么多干？这种实验持续到今天凌晨。不知出于何种目的？主子切断电源及监控，偷来门卡，潜入了管制化学品仓库。他可能是对集中管制化学品的溶液密度起了疑心，想亲自去查看。不，不是溶液密度，是剩余量。 哦，嘿，哎，你们说严哥脸上那恍然大悟的表情，是真 get 到了还是装出来的？吃你的面去！有些管制化学溶液密度极大，如果偷放原料后再补充进相同体积的液体，比如说水，那么水的比重轻，漂浮在储存罐上方，位于底部的出料口就很难看出异常。同时，因为管制原料水溶性差。 密度几乎不会改变，就算变了，也会被当作是操作误差。但楚辞的操作非常精确，所以他觉得这个不是误差，于是怀疑有人以注水的手段偷窃管制化学原料。不过，学霸出于不关我的事，我只想毕业的心态，一直装作不知情。直到五月四号，他被带来市局，知道了冯玉光的死讯。对。 他隐约感觉冯玉光的死跟自己有关，因此有义务调查下去，或者纯粹是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。不过学霸的想法确实很难揣测，没必要在这方面追根究底了。值班员年博文被楚辞打晕，说明楚辞跟绑匪并不是同时进入仓库的，只是这两拨人恰巧碰到了一起。啊，初步确定绑匪是企业内部人员，目前已经扣住保管处全员突审了。 你觉得那个叮当会不会就是雕影的同伙？我希望是，但你不能逮着个女的就说人家有嫌疑吧。那你也不能看人家漂亮，就觉得人家肯定无辜啊。她漂亮吗？我没怎么注意啊。 <laughs> 你记住的还挺多的。我天哪，我都没眼看啊！严哥，你的鳗鱼饭到了。 嗯，真香啊！你想尝尝？嗯，那那个什么众生平等，哪能呢？我们是芸芸众生，您是偶像大神，去他娘的平等！给，哎，嗯，嗯，好吃，嗯，真好吃。刁勇交代了吗？哎，没有。 咬死了什么都不说，这些人可不是法盲，知道现在国家对贩毒判的越来越松了。要是有一天废除死刑了，缉毒警就干脆回家吃自己去吧，省得全家老小被毒贩当成人肉靶子打着玩。你要不是这么嘴炮，早就省上一把手了。口供很重要，阿松跟那几个马仔了解毒品渠道，刁勇直接跟制毒团伙有联系，两方面的机身都不能落下。 楚辞已经失踪近二十个小时了，拖得越久，越凶多吉少。我明白，你们先吃着，我去审讯室那边看看老秦他们。嗯，严哥，我吃好了，我跟你一道去。哎，老严，哟，小马干了什么呀？流这么多鼻血！ <laughs> 哎呀，快别流了，全组出外勤。我们找到那辆红色凯美瑞了。什么？在哪儿？ 啊！几个大男人让一个小丫头从眼皮子底下跑了。灌木枝呈现大片不正常压倒和折断，确定被人踩踏过，应该是发生过争斗。如果有人喝了你家最昂贵的收藏品，导致他现在一文不值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啊？不可能吧？汇丰银行保险柜把我家当年拍的威士忌弄丢了。雷鸣声响彻云霄之上，起乘风破浪。 交织灰色的网，看不清黎明前的窗。 晋江文学城，我晋江文学城怀上原著猫耳 FM 独播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《破云》第一季第一二三四五六，反正一共十五集。本集 MVP。你在想什么呢？你手挺好看的。